第四十六集，在海里待到下午五点左右，头顶的太阳逐渐开始西斜，海滩边也出现了轻微的涨潮迹象。碧蓝清透的海水浅浅的漫过沙滩，又缓缓退回大海里，在湿润的沙粒里留下许多贝壳和鱼虾。孩子们纷纷放下手里的玩具铲。 跑到被海水浸湿的沙滩里，翻找形状漂亮的贝壳和海螺。羊卷坐在游泳圈里，被返回大海的浅潮逐渐推向远离海滩的位置。他有些紧张，双手牢牢拽住身下的游泳圈不敢放，高声叫其他人的名字。打算往回游的林和熙见状，又从水里转过身体，双臂滑动，朝羊卷的位置游过去。到羊卷身边时，才发现。 游虫已经比自己更快的赶到，一只手轻而易举地抓住杨卷的游泳圈，拖着对方返回靠近沙滩的浅水区。林和熙埋头钻入海里，绕到杨卷的身后，然后仰头浮出海面，借由杨卷身形的遮挡，将两条手臂挂在对方身后的游泳圈上，心安理得地享受被前方游虫拖带的服务。 手中的游泳圈猛然沉了沉，游虫狐疑的停下回头，果然看见游泳圈后还挂着坐享其成的另一人。瞥见林和熙脸上的悠然与轻松，游虫几乎要被他气笑。 <laughs> 林和熙，你到前面来。松开游泳圈，林和熙游向游虫身旁，用无不遗憾的语气道：“ <laughs> 被发现了吗？” 油虫扫他一眼：“你当我是傻子吗？”我可没这么说。”林和熙口吻带笑的轻声嘀咕，原本打算询问对方把自己叫过来做什么，话到嘴边还未出口，就先见油虫伸手过来握住了他的手腕。林和熙眼皮轻跳，心底涌现出不怎么好的预感，随后果不其然就看见对方把他那只手。 按在了羊卷的游泳圈上，游虫不紧不慢地勾唇。我拖着你和羊卷游完了前半程，现在，也该轮到你拖我们游后半程了吧？面上笑意僵了僵，林和熙反应极快地耷了下眉眼，半真半假的开口：“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”游虫凝眸观察他两秒，抬起手掌划开水流，倏然贴向他的胸口。 林和熙躲避不及，努力压下心底微妙的情绪，愣在原地没有动。片刻之后，对方面不改色的放下手，似笑非笑道：“我看你的心脏，倒是跳得很活泼有力啊。”林和熙慢半拍的回神，明白过来对方是故意看自己笑话，立即不服输的挑起唇角，语调戏谑又暧昧的开口问：“我的胸肌好摸吗？” 尤虫面色猛地顿住，缓缓眯起眼眸，神色难测的盯着他看，心知又是自己扳回一城。林和熙面露轻微的满意神情，却冷不丁的听尤虫哼笑一声，将嗓音压得又低又沉，意有所指的问：“你有胸肌吗？”也不知道是在海里泡的太久，还是天边太阳余威犹在，林和熙恍惚了一瞬。 竟是觉得油虫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异于往常的性感。冷静思考下来，自己那点轻薄的胸肌在油虫面前提起，的确会有班门弄斧的嫌疑。他笑眯眯的暗示道：“如果我这个不算，那你倒是给我看看，什么样的才算？”油虫神色如常，并不朝他挖的坑里跳。 只淡淡提醒道：“你再磨蹭着不走，我拖着你们游玩的那半程路就算是白游了。”林和熙这才发现，停滞在水中的时间里，他们又被海浪往海中央推了推。至于现场的第三人，瞧见水里两人那些你来我往、旁若无人的对话，杨卷也只敢乖巧老实的趴在游泳圈里，努力降低自己存在感，甚至都没有出声提醒他们。 林和西在油虫面前惯是脸皮厚如城墙，此时更是借由其他两人注意力都在海上的机会，将手伸入水下，游过去摸了一把油虫的胸肌，后者愕然转过脸来，骤然沉下面色。林和西被点到大名的始作俑者歪头一笑， <laughs> 不过是礼尚往来而已，还是说？ 他一秒变换脸色，佯作委屈的模样。只准你摸我，就不准我摸回去了吗？游虫顿了顿，紧紧盯向他的眼眸，渐渐转身。两秒以后，他收回落在林和熙脸上的目光，什么都没有说，拖过载有杨卷的游泳圈，转身往回游。林和熙再度尝试性的将手臂搭上杨卷的游泳圈，令他意外的是。 这一次，游虫竟然没有再生气，而是连同他一起将羊卷与游泳圈拖回了潜水区。返回漫长的沉默氛围里，林和熙终于隐约琢磨出几分游虫憋着气要与他秋后算账的味道来。三人回到靠近沙滩的潜水区时，林和熙动作利落地松开羊卷的游泳圈，转身朝反方向游去。游虫早有准备。 手臂伸长，握住他的手腕，将他拽回身前来，拖着他往沙滩边游去。脚底踩上沙地的那一刻，游虫甩开他的手腕，将他往沙滩上推去。恰逢又有海潮涌上来，受潮水和游虫的双重力道所驱使，林和熙踉跄着后退，摔坐在沙子里。海水倏然从他的腰上漫过，又很快退了回去。林和熙双手撑地，想要站起来。 在他面前屈膝跪下，油虫轻轻吃下，抬手轻轻将他整个人按倒在浸满海水的沙滩里，不让他起来。意图挣扎无果，他的耳中传来海潮再度朝沙滩涌来的清晰声响。回想自己坐在地上时漫过腰间的水位线，此时他躺倒在地上，海水势必会淹没他的头和脸。林和熙轻轻叹了口气。 双手攀上油虫肩头的同时双腿灵活地夹上油虫的腰，手脚并用将对方朝自己身上压。抵不过他双手双脚的力度，油虫面色轻变，不得不松开按住他的双手，匆忙间抵在林和熙脸侧，支撑住自己悬空在他上方的身体。海水从油虫身下涌过来，贴着他的胸膛冲向前方，眼看就要没过身下人的口鼻。 林和熙下意识地闭紧眼眸，屏住呼吸。一只手从他的脖梗处滑落，摁在他的后背上，力道平稳地将他从沙地里拖了起来。紧抿的嘴唇骤然撞上油虫坚硬的下巴，林和熙愕然睁眼，双手回搂住油虫光裸的背部，替对方减轻负担的同时，怔怔地将自己的嘴唇从对方的下巴前错开。 然后在油虫看不到的地方，无意识地抿了抿自己的嘴唇。潮水冲向比前一次更深的地方，然后将掉落在沙滩上挣扎摆尾的鱼重新带回大海里。林和熙放松身体，想要躺回去，抵在背上的那只手非但没有松开，反而又将他往上拖了拖，两人的距离再度拉近。 目光从油虫近在咫尺的嘴唇上轻轻划过，林和熙心中生出微微异样。压下心底的情绪，他不动声色地转开视线，却在下一秒又对上了同样垂眸望过来的油虫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林和熙能够清晰地望入油虫的眼底，而对方也能将他眼中的情绪一览无余。 两人目光极为短暂的交错相撞，林和熙那双漂亮乌黑的眼眸骤然顿住，他清晰的感知到，自己的心脏漏跳了一拍。与此同时，尤虫眉间轻挑，意味深长的道：“你难道不觉得，我们现在的距离已经近到，像是在接吻吗？”林和熙久久的愣住，似是被他的模样愉悦到。 尤虫撤回抵在他背后的那只手，后退起身让开。不要多想。瞥向坐在地上的林和熙，他缓缓勾起唇角。不过是礼尚往来而已。